有荣耀这个共同的语言，叶修他们和一展的楼冠宁等人相处，自然就有了足够多的话题。双方言谈甚欢，正如陈果所说，吃真的一点都不是重点。当晚聊的可谓是意犹未尽，楼冠宁随即邀请四人明天去他们一展战队参观一下。B 市毕竟也是他们一展的主场。 全明星周末活动都在晚上，白天大家都是很闲的。叶修他们当然也没理由拒绝，于是约了第二天的时间后，双方就暂时各回住处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楼冠宁干脆是自己开了车跑来酒店，把叶修一行人接到了他们驿站的基地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 楼冠宁站在一展基地的正门队徽的下面，一脸的自豪。一展的队徽和他们一展工会在网游里的工会符号是一样的，正是那把著名重剑“斩风”的缩略图。但显然，处理图片的人技巧高超，缩到游戏里工会符号那么大小，依然可以让人一眼认出。至于这一展正门上的队徽，比人还高。 那展风图案可就比起按比例尺放大的游戏实物还要大了。看，那边就是我们的比赛场了。楼冠宁随后又朝另一方向指了一下，一座不输给微草比赛场的恢宏场馆。了不起啊！叶修赞叹着，这话可不是敷衍，从这场馆完全可以看出楼冠宁对荣耀的踌躇满志。 因为在联盟中，其实并不是每支职业战队都有属于自己的比赛场的，很多战队都是租用当地的体育馆来作为自己的主场。因为搞一个当下联盟常见的这种应付比赛的比赛场，耗资都是按亿算的，这绝不是随便一支俱乐部能够承担得起的。联盟中拥有自家比赛场的，就是几支实力雄厚的豪门而已。 而且比赛场也不是只拿来做荣耀比赛的，都是多功能的体育馆。非比赛日经常租出去做各种活动用，也是俱乐部的一项重要收支。一展这样新加入联盟的战队前途未卜，居然斥巨资搞下了一个自己的比赛场。楼冠宁从来都不是把钱不当钱的冤大头，愿意这样做。 可见他对荣耀的决心。先去比赛场看看，楼冠宁问道：“以后总有机会来的。”楼冠宁怔了怔，随即明白过来：“ <laughs> 到时候可要手下留情啊！给多少钱啊？”我靠！楼冠宁见鬼般的缩着脑袋左右看看，这样的话，被联盟抓到肯定是要被处罚的吧？ <laughs> 那是当然，叶修当然更清楚联盟规则。两人以上的对话肯定是会被视为侮辱竞技精神而处以重罚，这还是在知道双方只是开玩笑的情况下。如果来真的，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赶紧走吧，仿佛站在基地外就随时会被联盟发现似的。楼冠宁连忙把众人带了进去。 连比赛场都舍得砸钱的楼冠宁，基地里的设施那能差得了吗？穿过一片让人心旷神怡的绿化带，这才到了一展气派的训练中心。一路走来的陈果，各种自惭形秽。相比起人家，自己斥巨资租下的豪宅算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星星战队的选手们可真是可怜呢。 想着，陈果忍不住就偷眼看了看星星的选手们，结果三位神色如常。包子在看到训练中心后，还抱怨了一声：“怎么弄得这么远啊？我们星星就方便多了，小区大门进去没几步就到了。”小区，楼冠宁很茫然。对啊，上林苑高档小区哦。包子的模样。 比刚才站在一盏队徽下指着他们自家比赛场的楼冠宁自豪多了。包子，你闭嘴！陈果越发的窘迫了。虽然明知双方天差地别，但陈果还是情不自禁的会和楼冠宁做对比，结果自然是被比的泪流满面。结果包子这还自豪呢，让陈果更有一种被捅刀的感觉。啊！ 包子茫然挠头，来来来，里面请。楼冠宁不知就里，连忙转移话题般的把众人往里面请。那里设施自然是各种豪华，什么休闲区啊、健身区啊，都是星星完全没有。陈果再次各种自惭形秽，结果又是包子开口了一句秒杀：“我说，电脑在哪儿呢？” 啊，就快到了。楼冠宁略尴尬的说了句，加快了脚步。很快，一展战队的训练室到了，一干选手早就在这边。这次就不只是五人组，其他六位楼冠宁招兵买马找来的选手也都在了。这些人虽然籍籍无名，但也确实具备职业水准，差不多都是在职业战队打过酱油的。 对于和星星战队的渊源，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过，但毕竟都是义诊的一员，所以倒也是相当清楚的。打招呼，落座，三句不离本行，很快就又聊到荣耀上了。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条件，只说不练，好像特别说不过去。没几句，众人就都手痒了，来一句。 楼冠宁说：“叶修这边还没来得及应声呢，特别响亮的一串笑声就已经从训练室外的走道传出来了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！我又来了，老楼在哪呢？快点出来！”“嗯。”叶修不明所以，望向楼冠宁，结果就见楼冠宁一脸的晦气，一个箭步过去就要关门，结果对方已经走到门外。 一把把门推开，哎，干什么呀？我看见你了，别躲。一脸无奈的楼冠宁只好放人进来。于是，一个衣着光鲜、一脸张扬、完全符合人们心中所定义的那种纨绔形象的家伙，摇晃着走了进来，随意的扫了一圈室内，显然对义斩的选手都不陌生，对邹云海那几位还算客气礼貌的招呼了一下。 余下六位预战选手直接视而不见，随后目光就落在了星星几人身上。陈果、唐柔两个美女让这家伙眼睛顿时亮了一下。“哎呀，老罗，又招兵买马呢？这次来的素质好像不错啊！”来的人直嚷嚷：“你怎么还不走啊？ <laughs> 你怕了？我只是烦好吗？我也为你好，哎。” 你说你这队伍现在这成绩，你不嫌丢人，我都替你脸红。提升水平是你们当下所迫切所需的。来人一副说教的嘴脸，这人的态度那显然是非常令人讨厌的。换陈果那脾气，这要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早发飙了。现在看是楼冠宁的场子，这才隐而不发。此时听到这话，心里倒是惊讶了一下。 听这人的话，好像很有些本事的样子。结果还没下文呢，这人已经摆了摆手：“哎，先等会儿，我方便一下，马上回来啊！”说完就跑出了门，奔厕所去了。熟门熟路的，好像一展这边是他家一样。这人是叶修，他们不疑惑都不行。楼冠宁一脸无奈：“哎，我一发小。” 从小一起玩到大，现在我能站队，他的乐趣就是找各种机会打击我，没事就要介绍高手给我们过招，烦的不行。这有什么？陈果不解。楼冠宁一脸郁闷，因为只要输上一次，这家伙就可以喋喋不休的说上一年啊。你们输过几次？楼冠宁一脸的不堪回首。三次，虽然他找来的人水平没有特别高的。 但打来打去，总有个意外失手的时候，不是吗？小北那次不应该的，邹云海说。不夜输的那次也没好哪儿去嘛，好吗？文克北为自己叫屈，顺便转移话题。还是老罗亲自输的那局最够分量吧。顾夕夜也在转嫁仇恨，几人互相埋怨推卸，这显然不该是一支团队正确的处事态度。 不过也看得出，这是因为这件事事实上没人太当回事但却又确实觉得有些烦躁，才会如此互相推诿。这次这家伙不知道又找来什么人。老罗，快点把门反锁上吧！上次也反锁了，但这货在门外搭了个帐篷，差点没弄个烧烤架。五人党七嘴八舌，其他人完全插不进口。 有点眼力劲儿的人都看出来了。楼冠宁五人虽然对那家伙表现出了厌烦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他们是朋友，而且是关系匪浅的朋友。有什么人能这样不打招呼就随随便便闯到战队的训练室呢？只不过从这人的行事来看，这是一个损友。五人正议论。 这损友的声音已经又在门外过道回响起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啊，老罗，准备好没有？这次你别跑，就挑战你。哦哦哦，老楼上！其他四人一哄而散。我没时间。楼冠宁粗声答道：“哼我想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。”来人笑着，已经进门来了。老罗，这不能忍啊！上啊！其他四人一看。 这次专针对楼冠宁，已经开始起哄了。楼冠宁心念一动，走了一圈，挑了个电脑位置坐下。你的人呢？速度来！说着，拿出账号卡，却先登录了一下 QQ。大神，帮我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的教训一下这小子！楼冠宁给叶修发去了一条消息，跟着卡放桌上一甩。 在一排显示器的掩护下，滑到了那边旁若无人摆弄电脑的叶修手边。太残忍了吧？叶修的 QQ 果然挂着，如此回复道：“对的，越残忍越好，可以一秒杀死，绝不能用一秒半。”楼冠宁回道。